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一十二集，风雨家站在壁画残垣前，十分唏嘘。她也是长女，她能够感受到车氏女当年的心情。他们一出生就被教育要大方得体，要有姐姐的样子。 要为家族付出，车侍女一直这样做着。可是最后，当她被魔殿迁怒时，她的家族却无一人出面救她。车家贪生怕死，甚至不敢为她说一句话。当年行刑时，她的父亲、兄长也在现场。可惜，等她死后，没有人幸免于难，车家所有人都惨死。风雨家和车侍女不一样。 可是，在某些地方却又极其相似。车氏女为家族付出，又被家族抛弃；而风雨家呢，接受继承人教育长大，从小被告知他要为了凤凰族的未来奉献一切。但是，等风雨晨出生后，母亲却将太子之位留给了弟弟。车氏女有怨，风雨家也有怨。 其他人以为车氏女怨恨家族，怨恨魔神，怨恨当年行刑和观礼的人，但唯有风雨家知道，她怨的是自己。风雨家在壁画前站了许久，忽然低声说：“多谢。”洛寒挑眉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风雨家先前已经谢过一次，为什么要说第二遍呢？ 风雨佳不知道说给洛寒还是说给自己，缓缓的说：“你说的对，辨真伪，明自心，方得大道。先前在壁画里，多谢你们了。”洛寒察觉到什么，恍然大悟。然而这是凤凰族的内务，洛寒没有多谈，而是说：“人这一生，活得显赫容易。” 活得清醒却最难，早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好，勿要在最后空余怨恨，千千万万年都不肯与自己和解。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，勘破心魔，才能获得新生。洛寒这句话既是说给风雨家，也是说给车氏女。风雨家点头说：“我知道的，谢谢提醒。”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 洛寒活动手指，感觉到力量重新回到他的身体。他将壁画碎石放回地面，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林清霄已将祭坛检查了一遍。听到洛寒的话，他说：“三千世界，各成一体。壁画中天空无垠，想来出口也是无边无际的。那些魔族飞行的方向并不一样，他们应当是降落到其他地方。”洛寒点点头。 照这样说，风雨尘多半也落到其他地方。风雨尘虽然不学无术，但毕竟是只凤凰，有种族的底子在，最后总能全虚全影的从壁画中脱险。叶崇玉是龙族，天生会飞，估计也不成问题。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种福分了。魔族大祭司本就老迈，他在和洛寒斗法的过程中消耗了太多自身寿元，早就精力不济。 后来世界坍塌的时候，洛寒隐约扫过一眼，大祭司没能逃出落石，被彻底掩埋在壁画里。壁画世界虽然比真实世界低一个维度，但是时间是相对的，死亡却是绝对的。即便在二维世界，一旦死亡，那就是真的死了。洛寒问：“那就是说，现在叶崇玉等人还在遗迹里？” 林青晓点头说：“他们擅自举行召唤魔神仪式，所图恐怕不小。这是个远古遗址，放任他们留在这里，变数太大了。我们即刻动身，把他们赶出去吧。”洛寒点头说：“好，这就走吧。”风雨家毫无意义正好风雨尘不见了，他也需要寻回风雨尘要不然无法向凤凰女王交代。 他们三人敲定后，立刻行动，飞速排查周边。洛寒先从祭坛周边找起，由内而外，从近到远，慢慢往外查。魔族从壁画世界里出来，按道理不会降落太远。他们走到半路时，忽然感到一阵地动山摇，风雨家连忙稳住身体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回头看到遗迹开始坍塌。 这里终究是过去投放的影像，并非真实存在。可能是壁画已经解决，这处海市蜃楼也要消失了。海市蜃楼好像要消失了。洛寒说着，本能觉得不对劲儿。奇怪，我们脱离壁画时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开始坍塌？风雨家看着四周说：“兴许是之后吧。秘境各有各的法则，尤其这是个古遗址，更加不能以常理推之。” 无论如何，我们先出去再说。洛寒将信将疑，但是为今之计只能这样。他点头说：“好吧。”这是之后，林青霄看着身后的山脉，良久未动。洛寒走了两步，见林青霄没有跟上，回头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林青霄久久不说话。方才他生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心悸。 仿佛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，想要从他的身体挣脱。虽然那种感觉只有一瞬，但是林青霄敢确定，他没有弄错。林青霄手指抚上自己心口，垂着眸子，不变神色。洛寒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”林青霄猛地回神。 他看到眼前的女子美丽无双，一双眸子是毫不作为的信任。这是天道，是他的恋人，也是他毕生妄想。林清霄最终什么都没说，他放下手，平静地说：“没什么。”洛寒不信，再次问：“真的没受伤？”“没有。”说话间，风雨家已经走出很远。风雨家回头催促他们，洛寒不好再问。 只能暗暗记在心里，以后多加注意。林清霄和洛寒一起往海市蜃楼外飞去。飞行中，林清霄罕见的再次走神他当然没有受伤，因为他的问题在心里。刚才那阵悸动是他的心魔。云中城外，叶子南和邹继白顺着传言一路找来，还没有靠近，就看到前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。 争执声隔着老远就能听到，叶子楠刷的一声合上扇子，回头对邹继白说：“不必找了，秘境就在此处。最近云中城外有古遗址现世的消息已经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光是乌云十六州，连上重天都派人过来打探。邹继白正好约着叶子南游历，他们在云州一带听说消息，也闻讯而来。” 没想到才几天的功夫，这里已经围着这么多人了。邹继白看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啧声，由衷问道：“这么多人盯着，进去后还能找到机缘吗？”叶子楠挑眉不语，他用扇子撞了撞邹继白，示意他看向不远处。看到前面那些守卫了吗？那是凤凰族的亲兵，别说进去找机缘，恐怕现在我们连进都进不去。邹继白盯了半晌，疑惑地问。 凤凰族还有亲兵？当然，这话叶子楠就不乐意听了。虽然现在天界是龙族说了算，但是朱雀和凤凰在六界好歹也算是有姓名的。乌云十六州一向是各族自治，凤凰族有自己的王室和政治体系，当然有护卫队。叶子楠说着，啧了一声。话说回来，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？凤凰女王竟然连自己的亲卫队都出动了。邹继白迷惑了很久，问。 邹瑜也是远古种族啊，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？龙族坐享天界，富得流油；凤凰族也有自己的城市和卫兵。邹瑜为什么还一穷二白呢？叶子楠陷入沉默，他欲言又止，但是最后为了他们脆弱的友情，还是违心说：“可能是地域发展不同吧，没关系，生活能自给自足就足够了，要太多钱没用。” 邹继白总觉得这句话他在哪里听过，他低头沉思。叶子楠赶紧将话题转移回秘境，说道：“守卫将入口围住了，看来我们想要进去，得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。”邹继白看着周围攒动的人头，十分怀疑：“这么多人盯着，我们现在进去，真的能找出东西？”叶子楠也觉得不理解。他们两人正在交谈，地面忽地震动起来。 围观人群被吓了一跳，不少人慌张地问：“又地动了？”古遗址现世就是因为地动，众人散开了些，但还是没人肯离开。后来震感越来越强烈，叶子楠和邹继白不得不找掩体稳住身形。邹继白抓着石头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叶子楠摇头表示不知，他眼睛忽的一凝，指向上方。 快看，海市蜃楼坍塌了。云层上充满异时空色彩的山川阁楼，一个接着一个倒塌，像是一场梦境。如今的时间到了，梦境也要消失了。飞快消失的海市蜃楼中，三道明亮的遁光接连从残景中飞出，在天空中拉出长长的弧线。三道光几乎刚刚离开海市蜃楼，就彻底消失不见。 连地面也恢复平静，地上的人大华纷纷询问：“哎，这是谁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从秘境里出来？”“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凤凰族王室里的什么人。”问话的人常常一道叹息：“哎，王室的人，难怪他们要将入口守住，原来机缘都被他们自己吞了。如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” 刚出来，这三人必然获得了大机缘。原本许多人蠢蠢欲动，等听说这是王室的人后，他们死了心，不敢再打这三人的主意。邹继白望着天上，后知后觉地啊了一声：“哦，我们是不是又来迟了？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